Música การนี้การนี้ในรอบหลังปตินี้านสองพันห้าร้อยห้าสิบสองปีพระองค์ต้องจะเดินโคโรจริงทางมาจากพุทธคยามาจำลังเดินทางอยู่มาจากพุทธคยามาทาราสี มาสอนธรรม เวลาที่นในโลกวันนี้เมื่อสองพันเกือบสองพันห้าร้อยกว่าปีที่ผ่านมา ตอนสมัยพระพุทธพระพุทธเจ้าอยู่ ตอนนี้ท่านคงกำลังเดินไปสอนธรรมอยู่อนปีคือเป็นัไมันตั้งสองพันคือ หลังจากพระพุทธท่านตัดสรูแล้ว หลังจากตัดสรูแล้ว ตาแกเดินไปสอนทำวันนี้นะในช่วงช่วงวันนี้กำลังเดินทางมามาเดี๋ยวนี้กำลังจะถึงสวราค์สิมาสอนธรรมะในวันขึ้นสิบห้าเดือนแปดเนี่ยเป็นวันที่จะเดินกำลังเดินทางมางาประกาศต้องดูมีผู้รู้ตามได้ไหมเอาตำที่ผู้เจ้าตัดสิน ที่จริงถ้าเอาเวลาจริงมันมันเกินหมายถึงว่า คือปีแรกที่ตัดสรู้อ่ะปีแรกที่ตัดสรู้พอตัดสรู้ เสร็จ ท่านกำลังเดินทางไปสอนปัญจวัคคีรู้จักไหมปัญจวัคคีคือห้าคนแรกที่ที่ที่ถูกสอนนะนะอนนี้คือหลวงพ่อกำลังเปรียบเทียบว่าวันเนี้ยพระพุทธเจ้าเมื่อสองพันห้ร้อยกว่าปีก่อนนู่นกำลังเดินทางไปสอนปัจจวัคคีย์ นี้จากพุทธคยามาพาราสีสองร้อยเจ็ดสิบกิโลเดินทางมากำลังจะถึงแล้วมาสอนธรรมะเนี่ยแล้วก็สอนธรรมะแก่ปัญจวีปัญจวัีรู้ตามเนี่ยถ้าถ้าจะมองไปทางโน้นมันนานมาแล้ว แต่ว่าให้เป็นแบบนี้ของพวกเรา 两千五百多年前，佛陀悟道以后，从佛陀悟道的那个菩提树下，走到无雨秋待的那个地方，我不知道叫什么，他老人家说七十多公里啊，那么。 就像我们今天一样，坐在五比丘前面给他们讲的，就是这些东西。哦，把他们要尊敬的教，答完就了。who 指导，要自己教，不能让别人教。 那ปฏิบัติได้ให้ผลได้มันหลงรู้เนี่ยเป็นเจ้าีทำตามงู两千五百年前，佛陀就是自己先知道这一切，然后佛陀才走了七十多公里去告诉我百群，然后接下来又度了很多人，所以我们也是。 你自己要先知道啊，什么才是真正的法，什么才是真理，你才能去告诉身边不多的人。มาลองดูเป็นเป็นสิ่งที่ควรประกาศเชิญมาดูเชิญมาดูมาดูสิมันดูสุดตัวมาดูสิแต่ไม่คิดไปมาดูสุดตัวดูสิมัน 告诉别人来看，就是这样觉知的，就是这样有觉醒的，知道自己的心在想什么，知道知道自己的身在做什么，活在当下，念头来了，知道。

现在一直讲的这个决心，就跟佛陀两千五百年前啊成道时的啊是一样的，是一个东西，大家应该清楚。 可以觉知到自己，觉知到自己的贪，觉知到自己的嗔，觉觉知到自己的痴，觉知到自己整天在迷，觉觉知到自己整天在执着。那这个痛苦，那个体验呢，就人生当中苦。 就连气的脸红、脖子粗，我们也可以觉知；就连迷到一个不可救药的地步了，我们一样也可以觉知。我们觉知，保持觉性；觉知，保持觉性。

身心是无常的，迷也是无常的。我们要知道，这个身心应该没有一个我在生气，在起嗔心；这个迷啊也是无常的，也同样没有一个我在迷。没关系，老师，我们先。 ทุกขันธ์ทั้งห้าคือรูปเวทนา สัญญาสังขารวิญญาณไปยึดว่าตัวว่าตนสิ่งใดที่ไปยึดว่าตัวว่าตนทั้งทั้งที่มันเป็นตัวที่ตนเนี่ยมัน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我们五蕴身体上的五蕴色 很多人都知道，色受想行识不应该有一个我在里面，可是还是把一个我放在色受想行识里面，然后跟着色受想行识没有我的色受想行识去执着，整日夜的在执着。 รูปคือร่างกายเนี่ย มันเที่ยงไหม我比丘曾经问过佛陀啊这个啊我们这个身啊是永恒不变的吗มัน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 มันไหลอยู่เรื่อยเวลานี้ก็เปลี่ยนมา การเวลาจะกินไปมัน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 อย่างน้องตาก็เจ็ดสิบกว่าปีแล้ว 佛德尼达说，是无常的，不是永恒不变的。网上说他自己现在七十多岁了，这个身体已经变成这样。 多年前，一定不是这样的。嗯嗯，那么这个无穷的东西，我们应该从无。 ต่จะไปชีได้ฟังเรื่องนี้ คนอาจารย์รู้ตามไปจนพระองค์เทศ เรื่อง ธรรมจักรวัตสูตรทางที่ควรประกอบทางที่ไม่ควรเดินต่างเราได้ศึกษาอยู่ ต่อมาก็ถึง 然后，佛陀又讲到了苦和无我。其实刚才讲的无常里面就已经讲了苦，这苦里面是无我的。佛陀跟无比丘讲了无常、苦、无我。 高啊，在菩提树下六年，没有一本书给他看，没有一本经书可以拿来看，没有一个老师可以告诉他应该怎么做。那么我们现在。 经书把学佛的书变成了我们心。 <coughs> เลย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อัญญาติพุทธโกโกนตะโยอัญญาติคือเร็วรู้เร็วหนอรู้เร็วหนอรู้เร็วรู้แล้วนะมันก็รู้กันเดียวกันเนี่ยเรียกว่า ดวงตาเห็นธรรมก่อนใครในโลกตือนญญาปัญญาเนี่ย เรื่องความ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ที่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ความโลภความหลง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ไม่ใช่ตัวตนเลย那无比ชุ清楚โย 这个无常、苦、无，真的是没有一个我在里面，真的没有一个我在里面。然后，呃，就就说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他才听见了吗？卢莲又录知道了，知道，知道。了。 现在我们学习的这个法，跟佛讲给们求的是一模一样的啊！因为我们有身有心，我们也会啊发现有无常，我们也会苦，我们也会认识到有个无我在里面。 然后我们也要去觉知，我们也要保持觉醒，这是跟佛陀当年教无比丘的一模一样的。菩萨三宝土，三宝之地，生菩提种，三宝三门供养，安乐根。那呃，之前讲的四种啊，这个物质上的大变、小变、大小暴变，这些都是后来出现，还有。 博士念这样念那样，呃，挑路要这样，什么要那样，我也不太懂，不太会翻，啊，这都是后来出现。佛陀第一次讲给吴比丘的，就是跟我讲给东中禅学员是一模一样的。那跟， 每个人都有嗔心，每个人都知道很苦，自己去看，自己看到了自己的苦，自己看到了自己的执着，自己看到了自己的嗔心，你自己就知道说，你应该离苦，你应该远离嗔心。 你应该远离群众，就不用别人告诉你。你坐在那边，我们也看不到你是嗔心起的，还是念头来了，还是坐在这儿挺苦的，别人都不知道。你只有自己靠自己，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。我跟，我当缺开，当缺多耶，乃干萨迦三昧。 所以不要去相信任何人讲的话，你就实实在在的做，实实在在的修，实实在在的看自己。你自己通过认认真真、实实在在的修，你自己就会找到答案。我们手拿起来，有觉知，有决心。 是我们自己的事情，我们自己知道，我们能否觉知？那么，这手拿起来来的这个念头是嗔心、痴心，呃，执着的心。别人不知道，谁也看不出来。你坐在那儿贪心起来了，谁也看不到你坐在那儿正在执着某一件事情，谁也看不出来，坐在你的旁边的人都看不出来。那么，你只有自己把自己。 你也只有你自己觉知到你在执着一件事情，你的嗔心又起来了啊！那么通过觉知，然后马上不要跟随，马上不要跟他在一起，这才是能解决问题的方法。身体，它它没进来，它来，它拢知呢，它痛知，它熟知，它什么都知道，它通 อะไรก็ดูออกไปมันเนอมันเนอะหมดทุกอย่าง，ตัวธรรมะมันเนอทุกอย่าง。决心是超越一切的啊！有了决心，贪心来了知道，嗔心来了知道，啊，昏沉知道，腰酸背痛知道，决心都知道，啊，知道了不跟他在一起，啊，嗔心来了知道，嫉妒心来了知道，执着心来了知道。 来了不跟他在一起，这是觉醒最好的。那么这个觉醒是超越一切的。มีปัญหาบางกันมากน้อยแต่ต่างกันไปมีกาติดอะไรมาเจอเพื่อนอะไรมาแต่ชีวิตของเราเนี้ยเพิ่ พระศีดัตถะอาจจะคิดถึงเขมพาคิดถึงลาหนคิดถึงสาวสมองกำลังนายเราคิดไปกลับมาประมาณนี้เราดูงานขี้เกียจก็เห็นมันอย่าเป็นคนที่เกียจเห็นมัน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กับตัวเอง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ที่ว่าผ่านไปมีความขี้เกียจ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มีความขยัน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 有，一样的，一样的，波陀，呃，乞达多王子，嗯，还没有成道前，坐在菩提树下，一样会想念他的妻子，一样会想念他的儿子，啊，一样会想念家里的事情，啊，一样会有嗯，嗔心情 一样会有执着一些事情，一样会嗯有散乱心，一样会有无聊无际的状况出现，啊，一样也会腰酸背痛，跟我们一样，啊，那么就是知道了，不理他，不跟随他，又知道了，啊，不跟他在一起，啊，又觉知道了，啊，不跟着他跑。 อย่างคำถามที่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กับนักปฏิบัติ มันเป็นอาการไม่ใช่ มันก็เป็นอาการของตัวใครตัวมันอยู่บางทีมันคิดแต่หัวเราะบางทีมันคิดเบื่อบางทีมันโศกมันทุกข์มันรู้มันไม่รู้เป็นอาการธรรมดาของนักปฏิบัติ每一位成就者学员出现的一些情况。 就像昨天我们小餐中问，问到的，有的人会笑，有的人会哭，有的人腰酸，有的人胸闷，有的人头痛，这都是因为你的认真修行出现的一些正常的状况。通过你继续觉知当下，综合体，自然的、轻松的觉知当下的综合体，过几天都会消失的。 เราก็มีหลักอยู่เวลาอะไร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ก็ตามต้องหาหลักที่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เอาไว้ อาศัยการ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ช่วยถ้ายังไม่เย็นกลับมาจับนิมิตตัวนี้ไว้ อะไรยัง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ให้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ยกมือขึ้นมันกลัวมันกล้ามันเบื่อมันเจ็บมันทุกข์ให้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แต่เนี้ยเป็นหลักของของกรรมฐานมันมีแบบนี้ต้องู้ฉัน他的技巧 关键就是在这儿，啊，来了，想念家里的人，来了，啊啊，懈懈怠，散乱，来了，昏沉，腰痛，哎，马上知道，知道了，不跟随，啊，觉知道了。 学习、觉醒，你回答你所有的答案。其实啊，我们不用想猜也可以，不用提问题也可以。如果你啊，实实在在、老老实实。 觉知，提高你的决心，让你的决心强大，那么所有的问题自然而然都会解决。但是不是不想今天下午还是想在。这是听佛说那，这是在修观，如实的看到。 当下的每一个实相，啊，如实的看到，啊，事实是什么，而不是啊，在修持，在修生活它，而不是去执着那一种平静和清净，待在那个清净的状态里跑不出来，而不是那个，那个是不容易哭的。เคยไปสอนทำที่ประเทศสิงคโปร์。 สอนแบบนี้แหละสองเขาบอกว่าหลวงพ่อมาสอนเนี่ยทำไมยากเขาปฏิบัติกันมานั่งสงบมันสบายมาสอนยกมือมันปวดมันเมื่อยมันยาก เขาเคยทำแบบนี้นั่งหลับตา มันสงบมันสบายดี好像去曾经去过新加坡 去教董中生，到了那边，那边的居士说：“哎呀，这个方法呀不好，为什么不好呢？他太累了，腰酸背痛，一点都不舒服。那我们以前修的呢？闭上眼睛，一动不动，坐在那儿，好舒服啊，好清静啊。这个太累了，太难了，我们学不了。”

一个懒惰的人真的是学不了啊！一个不想离苦的人也学不了。一个只想在清净里过一辈子的人啊，在某一种清净的境界里过一辈子的人是学不了的。我教给大家的是觉知和觉醒，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。那位长老啊，关于观世音。 เวลาปฏิบัตินั่งสมาธิมันก็สบายไม่ต้องมีอะไร แต่ว่าเวลาคนออกจากสมาธิแล้ว จิตใจก็เหมือนเดิมกำลัง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ความโลภความหลงได้ไหมจะมี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ไหมมี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ไหม มีความหลงไหมเขาบอกมีมันมีอยู่นั่นเลยว่าเป็นศิลาทักยาต่อจะออกต่อศิลาออกถ้า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ได้ 然后法庭上又问那个人，那个律师说：“嗯，你闭上眼睛，安安安安静静的坐在那儿修生活，他修禅定。啊，那么等你从禅定里出来的时候，回到日常生活当中，还会生气吗？”那个人笑了笑，好像会。 好像不是，好像会是一定会，因为你的贪嗔痴并没有离开你，你只是拿着一块大石头压在了草上面，把草给压弯了。草还在吗？还在。啊，贪洞中禅是什么？洞中禅是贪嗔痴全都没有，如实的关照你的贪，如实的觉知你的嗔。 如实的看见你的迷，当你如实的看到他，不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剩下的只是觉知、觉知、觉知、觉醒、觉醒、觉醒。关嗯，就。